锵锵三人行，哎，我是喜欢欧洲的哈，是继这个罗马被 <laughs> 意大利这个拒签， <laughs> 欧洲被拒签之后， <laughs> 我最近准备杀向伦敦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参与暴动吗？呃啊，暴动结束了。可是我告诉你文涛，你被拒签了一次之后，你去的难度非常高。整个欧洲啊，你只要被拒入境了一次，你以后想再再，这我知道。伦敦英国算不算那个什么生根？算，嗯，算。 哦，他们通的嘛，整个档案的是吧？整个档案是。那他们就发现这个窦文涛先生有这个谎报个人身份的 <laughs> 迹象跟记录啊。没错。那我们欧洲不欢迎你。那我就是去罗马制造骚乱吧。对对对对。 <laughs> 我们这个被压迫的人民，哎，我为什么说想去伦敦呢？因为呃，我我有个这个好好朋友的太太，最近刚从伦敦回来，他就说啊，他说这个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他觉得什么纽约呀。 巴黎呀都没有伦敦好玩，他就说伦敦特别好。他比如说，他说伦敦吃的。 哎呦，他说这个是各种各样，各种各样，还不光只是英国的吃的。我以为伦敦吃的多寡淡寡淡。没有，他说过去十几年变得很好。他说相当丰富，而且这个菜肴啊做的非常好，而且这个伦敦都是旧的嘛。嗯。甚至你去郊外英格兰是吧？嗯。他说真是应该，而且我想去大英博物馆看看咱们的东西 <laughs> 是吧？是是是。对。哎，所以我想去。我每次去大英博物馆，我其中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它的亚洲部门了。嗯。 他有一个地方，越看越生气啊！他把我们中国的老东西搬过去，特别是一座庙里面的一些雕像、佛像哈，整面墙壁哈，都放在博物馆了。那每次我坐在那边，越越看越觉得说。 我什么时候才买得起这些这些古董啊？那是对，他们他们太离谱，他们应该还给我们北京故宫，让我们北京故宫 <laughs> 偶尔拿些出来卖。像现在唯一明确表态要还的 <laughs> 是台北故宫， <laughs> 台北的一个绿绿绿绿绿绿绿党的的士司机，我在台北，他拉我到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门门口，临下车的时候，他送给我一句：，哼，要是我当了总统，这里边的东西全还给你们中国。 <laughs> 都是他们从你们那儿抢来的， <laughs> 那不是我们的东西。对对对， <laughs> 那就是绿绿民民进党的独派啊！对，但是咱们可以看看伦敦的风景啊，对吧？我也想去，就很向往。我们来看看，哎，导演你看这是烧烧了以后，烧了以后，还非常美啊！废墟美。哎呀，这像是古罗马的遗存，对吧？哎，烧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来看下一张。 哎，就说这个当时骚乱 <laughs> 骚乱的人，警察把他抓成了外星人，你看 <laughs> 像不像那个《星球大战》上那个？就是戴了那个啊，就戴那个。戴了那个劳菲的那个头盖。啊，你再看下边，你再看下边，这是当时在抢嘛，连这些个猫猫狗狗宠物，嗯，他们都抢，嗯，你知道文道有一点你欣慰，他们还。 就是不抢书， <laughs> 没错， <laughs> 所有书店都没遭殃，只有一家书店是同志书店啊，专卖同性恋书籍，他就给人砸了颗鸡蛋，别的没什么。 <laughs> 而且听说那个书店啊，通常同志书店不止卖书，还卖性玩具，书还是没丢，性玩具没了，全玩具全丢光。所以说，英国这个书店在在那个推特上还写呢，说呃，如果他们能偷几本书的话，也能是点好的。咱们接着再看啊。 这个这次骚乱的这个遗存啊，你看，连这个他也偷，嗯，他也抢了，不叫偷了，叫抢了啊！你再看，我估计身上穿的也是扒下来的。这个女孩子值得一说，这个女孩子啊是伦敦的这个奥林呃奥运会的形象大使，是这个小小妹妹。结果呢，哎，她妈妈举报她，这个玩意儿，她妈妈举报她，她也参与了这个打砸抢。 哦，大义灭亲，哎，真是。不过说起来啊，现在很尴尬，因为本来这种考试应该是这个礼拜国际奥委会正要去伦敦视察，嗯，约好了说要去看一看你们这个建设搞得怎么样，明年就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看你准备的怎么样，结果准备的挺好的，这么严闹，你想想看。 我在想，如果是中国怎么办？像看北京，像我们搞奥运多紧张，对不对？伦敦明天就要办奥运，他们现在来这个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中国从来都是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。你看奥运的时候哈我们什么都要老老实实在家待。 <laughs> 哎，你别说奥运啊 <laughs> 就连我们就连搞个大运会都是。你看深圳大运会，深圳啊，对对对，我我相我相信深圳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主办大运会的城市，主办大运会搞到要飞机场禁飞的。 对对对，那天好像是从几点到几点？没错没错，所以我我觉得这个伦敦本来早就该吸收我们国家维稳的这种经验。而且维维稳，我前几天去去深圳嘛，过关我也是吓了一跳，几台的装甲车啊，在那边。就是香港跟深圳的边区落马洲那边，如临大敌啊。是。然后后来又再去的时候啊，在罗湖过关也是，所有的车的。 坐地下铁的排队哈，排了三十分钟，从头到尾把你搜搜的一个一清二楚的哈，所以我觉得对有这个必要吗哈？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哈，他们首英国你就觉得有这个必要 <laughs> 对，就明白了。那他们首相出来嘛， <laughs> 马上开了记者会，完全把事情啊回应的我们觉得非常妥善，所以妥善吗？妥善啊，我觉得他这个卡梅伦聊啊，都聊到了说这个事情啊，他的原因就是说这个。 这个英国呀，这它是反映了英国背后的这个道德崩溃了。我说不是，前些年都说咱们这个大陆弄些假食品什么的道德崩溃吗？怎么英国还道德崩溃呢？对你先说，反正我很不同意卡梅伦的说法，因为我觉得卡梅伦是个标准的这种保守党右派的这种思路。他把整件事描绘为什么？他后来有一个解说，他这是文化的问题，就说这帮人有一个贫穷的文化、落后的文化，是有一个文化问题。 但事实上，我觉得这不是个文化问题，这是经济问题，是阶级问题啊！这一个是因为这次骚乱来自于，比如说伦敦的南部、北部几个比较荒僻的地方、比较糟的地方，那些地方本来就是伦敦在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的时候，整个市中心越来越贵，然后不断被排挤出去、边缘化的人。 那你可以说有个文化因素，但是你若这么简单的把这个骚乱形容成是文化的原因，这是非常幼的一种想法。那其实背后我们看到出来闹事儿，主要是一些某些阶层，当然你可以固定说是某些种族，但是不要忘记种族往往只是标签，它背后的真相是某些种族被系统性的排斥到了某个阶层上面去。 可是几乎没有一个骚乱背后没有阶级的关系，当然的贫富的悬殊哈，这个是最基呃基本的根源。当我说妥善的时候哈，呃不一定是说他那个说的原因是对的，嗯，而是他会整个步骤来回应。比方说他会出来记者会，不管他承认哪个理由，至少他承认有问题存在，然后我们我们要去面对要去解决。他也谈到明年的奥运哈，怎么样来解决一步一步安。 安排，他会直接来面对那个情况，就不回避，是以不会说，哎，这完全是一小撮分子的骚乱哈。我觉得这个对他应该说地方，呃，他们说这是一小撮分子的骚乱，呃，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。 <laughs> 但是我觉得啊，甭管是什么原因呢，它实际上有一个方法的问题，这个是历史上一个从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什么叫方法的问题呢？就比如说你要说是阶级压迫。 或者什么贫富差距都可以，但是问题在于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，那么要不要用到当年咱们文革当中的这个一句话啊？造反有理。那你要是如果说造反有理，那就是这样。你我还记得，啊，就是知识分子怕群众运动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最早期的这个共产党创党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有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，他后来呢，他传播的时候啊。 大家非常的热情澎湃，把这个思想传播到中国。但是呢，真要具体去干这个运动的时候啊，他退出了。很多这样的人啊，也也不是很多，有有有几个这样的人，他退出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知识分子啊，他就发现啊，真的要闹起群众运动来啊，那就不是大姑娘绣花，嗯，那就是狂风暴雨。嗯，这个跟他读书人的这个东西说要精确，嗯，是吧？要不能够打了无辜的这个人，或者不能把社会秩序。 一片大乱，而且呢，他或许还担心一个什么？你看这次，呃，法庭上正在审一个十五岁的男少年，这个男少年呢，现吓得都哭了，现在都哭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在骚乱当中啊，强奸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，小女孩。嗯，那么他爸爸妈妈说啊，他是受着英式的那种，就平常人们甚至归结为啊，他平常家教太严谨了，嗯，他爹和娘啊管的太严了。 那一碰到这种时候啊，人心里的这个兽性啊，你包括现在很多人上法庭那些孩子都害怕，就说你问他当时啊，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嗯，就是闹到后来，你说是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，但对他一个个体来说呀，他上去抢的时候啊，他已经忘记了为什么抢了，嗯，但是痛快我都能呃，你知道吧？意会得到，如果我是这样的话，那这就会产生一种。 畅快感，他都参加过这种，因为我参加。教会待会儿这个坦白一下，我们先去一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 <laughs> 阿辉博士当年呢，也是参加过这个美国和法国的街头骚乱， <laughs> 请谈一谈他当时的表现。美国跟法国倒没有，香港主要是我说的是 <laughs> 三十年前嘛哈，你看香港很和平的社会哈，每隔一阵子还是有一些小小麻烦出现哈。我记得当时十来岁吧，有一次在香港看足球，然后看完足球我忘了什么理由了，反正就骚乱。南华。 对，那是很有名的一次骚乱。是什么南华？足球队？对，就是对，在这个南华大球场，就是主角大呃香港香港马地上面那个香港大球场足球场上面。好像是南华输了球，其中一队输了球，那输球的那一队的粉丝啊、球迷啊就不满意、不服气。我最记得从香港铜锣湾那个地方啊，一直抗议，一直走。 走走，往湾仔、往金钟、中环那个方向走。那我看完球就出去了，觉得好玩嘛，那么多人啊。其实我两队我都无所谓，谁赢谁输对我来说是一样的。我就陪小女朋友去看球而已哈。多大的小女朋友？我我十七哈，她我忘记了。上 <laughs> 法庭吧早就犯罪了。 <laughs> 就一起看球不犯罪，香港法律 <laughs> 没有那么严格。 然后我就一直看，我还记得一直走的时候那个感觉。我后来写文章哈，你走在人群之中，你完全那个理性。刚开始走的时候还蛮有理性的，想由我去观察而已哈。我十七岁，喜欢写文章的人，跟那些人，我觉得观察一下人家怎么样游行，怎么样抗议。可是一直走走，从铜锣跑马地那边走走，铜锣湾走到湾仔的时候。 我的那个什么观察的理性全部没有了，我就跟着一起喊。 一起喊喊什么我都忘了，然后呢，那开始有人乱起来了，从路边找来一些石头啊，找来一些反正乱七八糟的木木棍还是什么样，打什么呢？我亲眼看着打那些名牌的车啊，名贵的车哈，就打打打敲。那你刚才闻到谈到伦敦暴乱哈，那种阶级的呃东西就出来了，因为球赛你输球的输球嘛。 你有种去打对方的球员对不对？ <laughs> 你干嘛打那个那个跑车，跑那些名名牌车？我还记得我受那种气氛感染，我还跑过去参加。我当然不敢拿木棍啊。 我还跑去了车后面，轻轻地拍了一下， <laughs> 以示我的英雄好汉。天这就叫做搞过暴动，拍了可以啊， <laughs> 可以写回忆录。你你你你你记得有本挺有名的书，一个美国的一个码头工人出身的哲学家写的，一个书叫《群众运动》。对，他的基本观点是什么？有没有阶级问题？有阶级问题，但他阶级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。他就说，所有在街头啊参与群众闹事儿的人，本质上是属于一个什么阶级呢？生活当中的失败者。 对，或者叫失失失意者，那当然了。成功者永远是少数，我们这大多数人在生活里都是在那这个，所以通常啊要解释所谓的暴动，或者说他有什么原因、什么理由，得这么来解释，不是说。 直接去问那些参与暴动的人，哎，你为什么上街啊？或者说这事怎么来的？一个历史性的描述，这是不管用的。要了解到，在真正暴动发起，像这一次，其实不只是伦敦，嗯，它蔓延的很广，是全英国，曼彻斯特、利物浦，对不对？都在烧嘛，都在闹。那这些地方，你看参与的人，其实都不一定是同一个阶层的人，有不一定都是黑人，嗯，有相当多白人。 有相当多别他别的主意的人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很难解释说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共同的理由出来。你只能说呢，就像佳辉刚才描述那个情况，当人进入一个暴动的那种情绪，比如说你一天到晚在网上这一回，这是很重要，黑莓手机什么，网上一看，哎呦闹得厉害，哎呦他们都抢，咱也去。嗯嗯，这种时候。 你是进入那个状态，你有一些东西被勾引出来，然后你平常社会上捆绑你的种种看不见的联系松掉了、断开了，于是你觉得你可以出去干一些事儿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解释他呢，要注意的问题不再是他为什么上街，而是为什么平常捆绑他的那些社会的捆带那么容易松掉，他那么容易放下，或者说他为什么这时候。 他冲动起来了，他会针对某几个目标，比如说名车这种，而不一定是那个他说的出来的理由。是不是因为当时 <clears throat> 你平常为什么想干的事儿你不敢干呢？是因为你当然怕惩罚，对，在当时感觉到法不责众了。可是你得到了一种假不受罚的感觉。假如是这样，假如说你是一个呃，比理论上很美好的一个社群啊，在这个社群底下，呃，人人关系很融洽。 呃，社会上没有一个明显的阶级差异，没有一个就是说让人不快乐、觉得不公正的阶级差异，起码。然后大家生活上也很简单，然后宗教上相对简单，没有一个什么歧视的问题，谁瞧不起谁的问题。这种情况，你就算所谓暴动烧这火烧到这个城镇，这个城镇的人要乱起来也没那么容易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因为他平常的社会联系。 他的各种的连接感，或者有人叫共同体那种感觉比较强。可其实倒过来说，刚文涛说到那个情况啊，犯罪学里面很喜欢研究什么呢？骚乱里面理性行为。我们说骚乱，我刚说情绪哈，我本来好好的很理性去观察，结果情绪失控了哈，这是一个部分。可是犯罪学家去研究啊，骚乱里面有理性的，比方说刚说的强暴也好，抢劫也好。 你刚说嘛，觉得啊机会来了，平常想做不敢做，没错，就反正要做一票嘛，觉得完全不会受罚哈，所以理性的部分是有在运作的。知识分子，你刚说呃很怕骚乱哈，很怕群众运动，可能又爱又恨吧，可能他还是会这个是什么理性呢？这个是一种这个生物啊，趋利避害。 完全自我的一种本能的，对啊，你要说这个是理，所以这个啊，你你说这个，我觉得还涉及到一个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？嗯，你比如说有一种人性黑暗论的人的观点认为啊，哪怕是人民生活都幸福，嗯，人这种动物最深最深的地方啊，就是潜藏着攻击性。 就是潜藏着，甚至是同种、同种之间残杀。平常被禁锢着，一旦允许，可能你会发现表面上的雷锋啊，突然间全变成南霸天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你看，为什么孔老夫子就说对人类这种动物啊，就知其不可而为之啊？我觉得就往往啊，就是说看透了之后啊，这个物种啊，它不大靠谱，它是不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咱们还要有希望。其实这么，这是这么个意思吗？不 <laughs> 是，豆子豆子的意思。 <laughs> 不是我，哎，我就觉得人类这个就就是就其大多数来讲，嗯，它不太靠谱。比如说不太靠谱的一点就是说呢，呃。 他是个触景生情的动物，嗯，他是个处境情境动物。你看，本来一个有思想、有思维，么比如比方一个人，一什么奥运形象大使啊什么的，跑去他爹他娘一看，哎，怎么跟着一帮人砸警车、烧警车？美少女就是说啊，他完全叫触景生情，他进了那个里边，这个人就变了。对，但这个我还是同意刚才佳慧说的，那也是很对的，就是这也的确有理性部分。 就是所谓的搭便车行为，free rider。比如说，你现在在街上看到一家平常很高档的百货公司，比如说，如果香港要闹这事儿啊，海港城、广东道啪闹起来砸 LV，你看到这个，通常呢，我们人最难做的是什么？谁第一个拿石头砸这个玻璃？谁第一个冲进去？对，只要有人开始这么干，接着你再在那瞧，哎哎哎呦，十来个人进去，几十个人进去，你开始会计算，我也许能浑水摸鱼。 因为这么多人干，这个责任分担的，你会很快的潜意识就计算，我好像没什么责任这事儿。没错，我被逮着的机会很低，我风险很低，我获益可以很大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在这时候，一个好好的一个路人，说不定很正常的人，他平常可以进去买东西他也进去抢。还有另外一种理性计算是什么呢？就想着说，假如每个人都去砸那个银行、砸那个商店，我不砸的话，结束之后我怎么办？ 你会怎么看我？你是英雄，我是懦夫啊！对，因为我想到，在美国九零年代哈，那时候加州发生一个事事情哈，一个白人警察杀一群白人警察，杀了一个黑人，打死他，对对对，那次太惨了，嘛。然后我也， <laughs> 你也参加，看见别人参加，我就把皮肤涂黑去参加然后呢，整个全国哈，在美国哈，都有那个黑人呢起来抗争嘛，抗议哈。我住在美国中部。 那些黑人也出来抗议了。那我那时候有几个黑人兄弟嘛哈，看到会这样拍手的，黑人不握手的拍手这样哈。我就跟他聊天，问他哎，你好好的，也是一个学生，也是读博士班啊，他也去了哈，去抗议去打那些车哈。我说干嘛？他说很简单嘛，两个字哈，用中文翻译为两个字兄弟，英文就叫 brother，哦兄弟嘛。他说要全国哎，万一人家知道哎你是黑人。 啊，他也是黑人，只是怎么人家全国其他其他地方的黑人都在抗议，你坐在家里看电视。哎，那你这有点非洲义义和团的意思， <laughs> 是不是？义和团不也是兄弟吗？但但那一回有点危险了。这你如果是一个黄皮肤的人去搅和的话，因为那一回在洛杉矶，他们是很针对韩国人。嗯，就洛杉矶的黑人很针对住在洛杉矶的韩国人，所以你看到这种族问题很复杂。伦敦也，英国这回也是一样，就是他其实。 呃，所谓的少数主义的暴动啊，它不是所有少数主义团结起来。嗯，有时候是会发生怎什么情况？少数主义歧视少数主义。嗯嗯，因为他会这么感觉，我们住在一个白人为主的社会里面。嗯，我们这些皮肤比较黑的，这个祖先来自非洲的人，比你们其他人都来的早一些。嗯嗯，凭什么你们这些亚洲人后来来了？ 日子好像比我们过得还好，没错。哎，你也是少数民族啊，没错。所以，我跟你说，十年浩劫啊，就文革的时候，是个很好的人性实验室。呃，因为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允许你闹了，允许你打人了。你注意看，打的那可都是丝绸啊，啊，至少相当相当。后来你发现啊，哎呀，他偷过他的老婆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